中文童话《红宝石王子》。很久以前，在遥远的波斯，一个乞丐在河边走路。这条河突然萎缩了，出现了许多泥。他经常在那里寻找那些可能被减少的水流所抛弃的鱼。如果我够幸运的话，也许今天我能找到两条鱼，或者甚至可能是三条。 不过还有更值钱的东西等着他发现呢。哇哦，这个宝石真大真亮，我很想知道用这块石头我能买多少顿晚餐。乞丐立即去找他在皇家厨房服侍波斯国王的朋友。你在哪儿找到的？ 在岸边，听我说，朋友，你曾经帮过我很多，我知道你不能再给我免费的晚餐了。你觉得这块石头能买多少晚餐？石头？这可是红宝石！你这个笨蛋，这能改变你的生活。你马上把这个交给波斯国王。听着，要用两大罐金子才能换这块红宝石。 两大罐儿，是的，最少这个数，你明白吗？乞丐听从了朋友的建议，去见了波斯国王。国王非常震惊，他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红宝石。我愿意用三罐金子换你这颗红宝石，可以吗？ 三罐金子，陛下，这是我这辈子最美好的一天。乞丐拿着他的三罐金子走了。嘿嘿嘿，这可是宝贝，我要在我女儿十八岁生日时把这个送给她。我相信这会给她带来幸福。他把宝石放进一个大箱子里，用一把大锁把它锁起来。 在女儿十八岁生日那天，国王去拿红宝石。他一打开箱子，哎，你是谁，陛下？我士兵有贼，你偷了我珍贵的红宝石，马上把它还给我，先生。 怎么会有小偷偷一颗红宝石，然后把自己也锁在箱子里呢？你的红宝石的确不见了，这是事实。我不能把你的红宝石带回来，我是在这里代替他的。我是红宝石王子，我请求你不要问我这是怎么回事。红宝石王子，你是个小偷，你认为这就算了？我失去了我珍贵的红宝石。 全在箱子里找到一个男人，还不能让我问怎么了？是的，我理解你很生气，陛下。但无论如何，我都不能告诉你我从哪里来。耶！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我就别无选择了。既然我是在王宫的一个箱子里找到了你，那你就照我说的去做。你现在是我的仆人了，明白，陛下。 波斯国王想要处决红宝石王子，但是他不能。王子平静的眼神和他冷静的声音，使得国王很难下达这样的命令。但是他仍然为失去了他珍贵的红宝石而感到愤怒。波斯国王让王子做一些诸如园艺和打扫宫殿之类的灵活，但王子从不抱怨。事实上。 他利用每一份工作的机会去接近公主，他深深地爱上了她。那个那个小偷，他竟敢偷我的东西！哦，我该怎么办？等等，我有个主意。第二天，他把王子叫来，听着，波斯的湖中住着一条龙。 他几个月来把我们所有的船都击沉了，我们的贸易受到严重影响。拿着我的剑去打败那条龙，这是命令。什 <coughs> 么？哦，我的，哦，这太疯狂了，好吧。遵命，陛下。但是我需要一支笛子，我要演奏笛子，把龙从湖里吸引到森林里。好吧，但是帮不了你。 它在陆地上和在水中一样危险，但这是我执行您命令的唯一方法，陛下。我无法踏入水中。国王同意了。无法下水？呵呵呵，他算什么王子？我派了许多勇敢的战士去和这条龙战斗，没有人活着回来。他只会是和他们一。 样的命运。 <laughs> 王子驾着他的小船来到了森林，他走到中间的一片巨大的空地上，准备把龙吸引出水面。当龙走近时，大地颤抖起来。当空气开始变热，王子知道龙离他很近了。 龙全力冲下来，但是王子身体没有移动，手却快速地移动着。我饶你一命，但你要向我保证，不会再击沉任何船只，也不会再惹麻烦。红宝石王子回到了宫殿，大家看到他都很震惊。 陛下，我照您说的做了，龙再也不会回来了。你真是一个勇敢的王子，我很感动，年轻人。嗯，我现在相信你了。我不知道你是谁，也不知道你从哪里来，但我尊重你的意愿，再也不会问你这个问题了。告诉我，你想要什么？你的愿望都可以实现。 陛下，我爱上了您的女儿。如果您同意，我想问她是否愿意嫁给我。哈哈哈哈！你已经用你的勇敢赢得了我的心。如果她愿意嫁给你，我有什么资格说不呢？波斯国王的女儿也对王子印象深刻，她立即同意嫁给他。公主是一位文静的女性。 她深爱着她的丈夫，他们在一起快乐的生活，并管理着他们的王国。但是有一个问题一直困扰着公主：“亲爱的，我对你一无所知，你到底是谁？请告诉我你从哪里来。”请别问我这个，我永远不能告诉你。如果有一天我告诉了你，那么你将永远失去我。这让公主很伤心。 他爱他的王子，想知道他的一切。有一次，他们坐在海边，他想再问他一次。王子又一次伤心起来，请求他不要强迫他。但是为什么呢？为什么我不能知道？拜托，请告诉我。啊，你知道我深深的爱着你，我不能看到你这样痛苦。如果你一定要知道。 我就告诉你我是谁，我是。啊！救命！卫兵，把我丈夫还给我！皇家卫队搜遍了整个海滩，但始终没有找到王子。公主责怪自己，每个人都想要安慰她，这不是她的错，但她不听。 我的愚蠢的问题让他走了。公主忍受不了悲伤，病得很重，许多医生来给她看病，但都不管用。国王非常担心他的女儿。一天，一个女仆带着一个奇怪的消息走进他的卧室：“殿下，殿下！哦，我的天！昨天晚上大海上有许多的灯，精灵们在跳舞。” 非常漂亮。胡说八道，根本没有精灵。走开！但是我看见他了，他头上戴着最亮的红宝石。而且，你是红宝石王子吗？我知道你不相信精灵，但是我不在乎精灵。带我去那个地方。那天晚上，公主和她的女仆躲在海边森林的灌木丛后面。 他们在那里一直等到天黑，突然，他们看见一些亮光从海里照射出来，亮光突然变成了美丽的精灵和小矮人。过了一会儿，海洋之王和他的随从出现了，他穿着一件金色长袍，手里握着一根权杖。很快，表演开始了，精灵们跳舞，向国王展示他们的好戏。 但是公主一点儿也不在乎这些，她的目光始终注视着站在海王旁边的那个人，她永远不会忘记那双海蓝色的眼睛，她一生的挚爱正像雕像一样站在那里，我的王子。然后公主做了一件非常大胆的事情，她用面纱蒙住脸，从藏身之处走了出来，她在精灵中间跳舞。 他的动作如此优美，以至于所有人都站在那里说不出话来。太棒了！为了这个神圣的舞蹈，无论你想要什么都可以问我们，我可以答应你。陛下，我是波斯国王的女儿，也是红宝石王子的妻子。他站在你的宝座旁，求你了，请把我的丈夫还给我。我别无所求。 国王听了这个请求很恼火，就又回到水里去了，把王子也带走了。不，等等，啊！公主，看那边！公主冲到岸边，是她的王子。她还没来得及明白发生什么，大海就说话了：“你可以让他回来，但别忘了你是怎么失去他的。” 要聪明一点。啊啊啊！我的爱人，整个王国都为他们的红宝石王子的归来而欢欣鼓舞。从那天起，公主变聪明了。她从未问过她丈夫有关海底世界的事。她很高兴能拥有他。公主深爱着她的红宝石王子。从此，他们过上了幸福的生活。